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啊，苏联的建立啊，以及呢，他后来就搞的这个大清洗，他的这些个政策呢，对周边的国家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 啊，因为斯大林时代是非常热衷于扩大苏联的版图的。希特勒评价说呢，斯大林热衷于扩张版图的原动力来自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比来自于这个共产主义的要多得多。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啊，要不他怎么能占地一度达到这个地球陆地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啊？是吧？他就是这个从沙皇到总书记们啊，疯狂的向外扩张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呢？ 跟苏联接壤的小国啊，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啊，先后呢被并入到了苏联。但是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谁呢？呃，北欧有一个国家叫芬兰，国土面积有三分之一在这个北极圈内，森林资源、水资源非常丰富，呃，湖泊有五万个以上啊，因此呢叫这个千湖之国呀。 历史上呢，芬兰呢并没有形成过一个独立国家，先后归属于这个瑞典王国和这个沙皇俄国。在一八零九年俄瑞战争之后，芬兰并入了这个沙俄啊，成为一个大公国。芬兰人呢，为了维护自治权，抵制俄罗斯化，反抗沙皇统治，进行了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斗争。 随着他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还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传播啊，一八九九年呢，芬兰建立了工人党，后来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啊。一九零五年呢，这个党呢领导了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总罢工，迫使沙俄恢复了芬兰的自治，取消了一切俄罗斯化的法令，废除了四等级议会，公民甚至妇女都获得了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 同时，农村佃农的斗争呢也获得胜利，迫使地主呢不得随意驱赶佃农。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啊，这个十二月的六号，芬兰宣布独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芬兰是一个主权国家，芬兰就摆脱了沙俄长达一百零八年的统治。 但是呢，芬兰这个独立之后，由于苏俄的干涉，一九一八年的一月到五月，芬兰就爆发了内战。零八年，这个芬兰拍了一部电影，叫《四月之泪》，多少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个情况啊！一名这个白军士兵押送一名被俘而且遭到凌辱的红军女战士，到这个军事法庭啊，俩人呢就产生了一些情愫。 啊，最终呢，这位白军士兵为了救这位女红军被枪杀，反映这个战争当中的这个人性的残酷啊、丑陋啊，同胞之间互相残杀的这种可悲。尤其是芬兰，一共就三百多万人啊，按照现代化战争的杀人速度，打几年就成无人区啊，可能熊都得比人多。事实上呢，芬兰内战也是苏俄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是呢。 在这个战场，红军没能取得胜利，所以芬兰没有像前沙俄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掌权的政权。呃，幸运的是，这个芬兰后来的结果呀，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啊。一段时间的白色恐怖之后，芬兰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大肃反、大饥荒，到一九三九年。 苏芬战争爆发的时候呢，这个人们同仇敌忾，抗击敌人的入侵啊，因为一笔写不出俩分字来嘛，打完就完了。白色政权呢，是现在依然存在的这个社会民主党，但是在九十年前，一切可都是未知数，人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来进行选择啊。可悲的是呢，还要根据选择的不同立场去相互残杀啊。据说八万人加入了红军，另外八万人参加了白军。 经过残酷的内战，数万人战死或者被处决。一个民族仅仅因为理念不同啊，热血青年们啊，要为有差异的理想和正义的标准而互相厮杀，非常残酷，甚至放纵暴行。这其实是民族的悲剧啊。而这种悲剧呢，不仅仅发生在芬兰，同时呢，也发生在苏联、西班牙。那无论哪一方获胜，其实整个民族都是失败的。 啊，民族除了沉重的血腥代价，还要承受分裂的代价啊！而这种分裂是在心灵深处，一个民族的不同群体相互仇视、相互毁灭，这其实是最可怕的。呃，当然，在这一点上呢，芬兰是很幸运的啊，他们懂得去愈合这种伤口。当今天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去祭奠当年死去的遇难者的时候，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降临在。 他们的这个身上，芬兰这个在争取独立的过程当中，和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啊。苏联这个支持的芬兰社会主义者起义已经失败了，但是斯大林当时非常担心纳粹德国和进攻苏联啊，因为苏芬边境距离这个这个旧都啊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圣彼得堡啊，离它很近啊。一旦芬兰跟德国联合， 它的位置呢，使这个芬兰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啊！因为芬兰离这个列宁格勒只有三十二公里，所以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呢，苏联跟芬兰呢就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三四年呢，又进一步确定这个协定呢十年有效。到了三八年的时候，苏联跟芬兰进行外交谈判，希望和芬兰联合抵抗德国，并且希望呢。 芬兰能够把列宁格勒外围的领土和苏联的北方领土进行交换，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达到保护列宁格勒的目的。但是，这个谈判的时间也延续了一年之久啊，没有实质性的结果。这时候，欧洲的形势已经开始恶化了。到了三九年秋季。 苏联要求芬兰把边界从列宁格勒后退二十五公里，并且呢租借汉科半岛三十年，建设海军基地。当然啊，这块领土呢不白拿，啊，苏联以割让面积为这个两倍这个领土的条件啊，给芬兰作为交换。可是他割让给芬兰的领土，是靠近北极啊，除了雪和北极熊，唯一盛产的呢就只有石头。 它的这个产业与国防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它要求得到的芬兰领土。你说你啊，拿这个楞县两套房换北京城区一套房，那门儿也没有啊！那你怎么不拿列宁格勒给我换？而且呢，这个苏联已经在当年的九十月间强迫波罗的海三小国，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允许苏军进驻。芬兰对苏联以谈判为出发点蚕食芬兰的可能性。 是感到非常恐惧的，所以呢，就用这个警戒的立场来回应啊。到了这个十一月初，芬兰就提出让步较少的一个解决方案，尤其是汉科半岛跟卡累利阿地峡问题，是坚决不让步的啊。卡累利阿地峡横跨苏芬边境，这个宽度呢是一百公里左右，在苏联一侧的这个呃卡累利阿地区。 是一片这个渺无人烟的荒地，但是呢，在芬兰境内的卡累利亚地区，交通条件比较好啊，有四条铁路、十条公路通往这个芬兰的西北地区啊，所以这个地区是苏联通向芬兰内地的一个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另外呢，这个芬兰当时的主要工业区也分布在这儿啊，比方说木材工业呀、纸浆工业呀、造纸工业呀。 一八六五年，在这儿还诞生了一个叫诺基亚的公司啊，就是卖手机的那个啊。不过那时候人家是做纸箱的啊，毕竟那个芬兰木材很多嘛啊。所以说这个地区对芬兰来说很重要啊。为了拱卫这个地区，芬兰人呢在这儿花了十年的时间修建了一条坚固的防线啊，就是著名的曼纳海姆防线啊。曼纳海姆是当时芬兰的这个国防军总司令啊，芬兰的民族英雄，后来当过芬兰第六任总统。 啊，现在的这个赫尔辛基市中心呢，还矗立着他的戎装骑马塑像，非常英武。芬兰据理力争、严守原则的态度，当然是遭到苏联的拒绝啊！你还给脸不要脸是吧？啊，跟你谈判是看得起你，你还敢跟我讨价还价？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是吧？你看到波罗的海三国了吗？老老实实听话，保你平安，不就是当当傀儡吗？咋活不是活？有大哥罩着多好！不听话。 往西看波兰啊，尸体躺在地上，这就是例子，而且还被分尸了。苏联针对芬兰政府的提案，声称租借汉科半岛建立军事基地啊，是保障列宁格勒安全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最低条件。但是呢，芬兰政府出于对本国安全需要，坚决拒绝对苏联做出任何让步。这个芬兰就说了啊，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我宁可站着死，我绝不跪着生啊！你真有种。到了三九年的十一月三号。 芬兰政府召回苏联啊，说不能同意外国在芬兰领土上驻扎军队，或以任何形式利用芬兰领土作为海军基地。你们这样的行动跟芬兰的主权和国际地位，还有严格中立的态度是不相容的。一看这个谈判不成，苏联军队就制造了一个曼尼拉事件啊，跟当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耍流氓的手段是一样的，宣称芬兰军队炮击曼尼拉村，造成苏联士兵死亡。 进而要求芬兰政府赔礼道歉、军队后撤二十到二十五公里，被芬兰政府断然拒绝。接着啊，顺理成章，苏联以此为借口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准备开战。苏联的这种行径啊，跟这个他的纳粹同志如出一辙啊。纳粹打波兰不也是这种手段吗？啊，所以一个藤上俩瓜，身材差不多啊，性格更接近啊，就臭流氓性格。 不能这个光在外面忙活啊，里面得做功课啊。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克嘛，所以三九年的十二月一号，苏联扶植了一个啊叫库西宁的人啊，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叫做芬兰民主共和国，希望借此煽动芬兰军队中的社会主义者反叛。这一动作被后世西方史学家认为，斯大林确实有并吞芬兰的计划。 但是呢，这个傀儡政权引起的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只存在到了一九四零年的三月十二号，后来并入了苏联的卡累利亚加盟共和国。那既然偷鸡不成就明抢吧啊！苏联认为暴力是芬兰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你芬兰就凭那几门连制退器都没有的破炮，那你给我当废铁我都嫌旧，是吧？赫鲁晓夫说。 我们的嗓门只要稍微高一下，芬兰人就会服从。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放一枪，芬兰人就会举手投降。啊，我们就是这么想的。苏联当局根据这种估计，拟定了对芬兰的作战计划和战争准备。到战争打响前，苏联红军在苏芬边界附近集中了三十多万人的兵力，啊，四个集团军。 十八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军，四个坦克旅啊，一千辆坦克，八百多架飞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梅列茨科夫担任前线总指挥。那么反过来看，芬兰只是一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小国，军队总数不到三万，陆军装备呢停留在一次大战的水平，大炮都是一九零零年前后的轻炮啊，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 一八八七年制造的加农炮都没有这个抵消后坐力的现代制退装置，也就是说，开炮，砰！这一炮，还有炮呢？啊，得回去找去。哦，后退了一百米啊！开一炮，这后坐力的这个影响，这大炮整体往后啊，不定得窜多少啊，得推回来，对吧？再开第二炮，那这射速，你你可想而知啊。 坦克只有二十八辆啊！这个一战时候的这个法国雷诺战车啊，薄皮大馅儿加铆钉啊，就像日本的小坦克，以及十辆左右的比较现代化的轻战车，那就是阅兵时候用，对吧？你看轮上那漆都倍儿白倍儿新，没掉过。为什么？就阅兵的时候，同志们好，然后得赶紧开回去啊！这玩意儿不能再使了，再开坏了，坏了没配件儿，是吧？没买着配件儿。不过呢。 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是在步兵轻武器方面，准确性比较高，尤其是这个索米冲锋枪，精度高，射速快。通常呢，这个芬兰军队一个小队划着雪橇袭击几百人的这苏联军营的时候，火力一点不吃亏啊，给苏军呢造成了魔鬼般的印象。原本不重视冲锋枪的斯大林知道这事儿，亲自催促啊，苏联的波波沙冲锋枪加速研发装备部队，就是雷锋。 抱着那玩意儿，那那那管上全是窟窿嘛，然后一个弹鼓，七十一发弹鼓就那玩意儿嘛，波波沙，啊，波波波波沙冲锋枪。苏联的这种流氓行为啊，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啊，也帮了芬兰一把。一九三九年的冬天是欧洲近百年来最寒冷的冬天，芬兰人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是奋勇抵抗。尽管与苏联相比，芬兰的国力简直不值一提。 但是，成千上万的芬兰士兵还是默默地进入了曼纳海姆防线上的林海雪原之中，没有喧闹，没有口号，没有惊慌失措，只有静静地等待着苏军的出现，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咱们提到啊，这个这个时候的芬兰军队的总司令、国防军总司令就是这个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元帅。 听这名字就知道呢，这这是一个这个瑞典名啊，这哥们儿是瑞典人啊。其实从文化上来讲啊，芬兰更偏重瑞典。但是呢，这个曼纳海姆出生的时候呢，这个芬兰已经是沙俄的大公国了。实际上，沙俄对芬兰的统治挺宽松的，让他自治啊。沙皇兼任这个大公国的大公。年轻的时候，由于曼纳海姆特别会驯马，当过沙皇皇家马厩总管啊，其实就是弼马温。 后来呢，派往中国担任驻屯军中校，参加过日俄战争，参加过这个呃丝绸之路的考察，在中国待了两年多。芬兰政府建立之后呢，他担任这个国防部长，力主修建万纳曼纳海姆防线。这个时候，曼老爷子都七十二了，不愧是廉颇一般的老将啊！而且人家不是这个在办公室看地图。 抽抽烟啊，像斯大林似的叼着烟斗，在地图前走来走去，然后战争就赢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战争爆发的时候，曼纳海姆亲率分军，一举歼灭了苏军两个整编师，毙敌两万八，俘虏一千三，分军只伤亡两千多人啊！有这样的统帅，分军当然无往不利，是斗志昂扬。苏联这边牛是吧？我流氓，我怕谁呀？为了侵略芬兰，做了部分动员。 要把这个芬兰一口吞掉啊！凭着人数和装备上的优势，分进合击，把芬兰切成数块啊，让他首尾不能相应。即使是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的芬兰军队有准备，但是呢，他们无法沿着漫长的国境线到处布防，所以红军的前进一定是势如破竹啊！这个时候，苏联的这个呃领导阶层是信心十足啊。 呃，国防部副长告诉炮兵，只要准备十二天的弹药就足够了啊！甚至呢，专门配了一支军乐队，准备进入赫尔辛基的时候游行啊，得吹拉弹唱，呜啦吧，呜啦吧，呜啦吧，当当当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得会奏乐是吧？连这个斯大林都相信这个战争超不过半个月，还特地下指令给各部队啊，不要进入瑞典领土啊！你们看清地图，我知道你们都是文盲啊，咱别开过了啊！我一脚油冲过去了。 但是他们真错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他们永远无法忘却的噩梦。